课文一，在家里不要看电视了。明天上午还有汉语课呢。看电视对学汉语有帮助。明天的课你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课帮助。